越低调越容易成功，你一定要相信。如果你足够牛，别人是会看出来的，不需要用嘴巴证明。炫耀除了给自己树敌、惹麻烦、拉仇恨，成为别人眼中钉，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。有时候，越是真正厉害的人物，越是沉默低调，让自己看起来与普通人别无二样。他们不显山不露水。 不喜欢大肆宣扬自身的成就，正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明白：刚则易折，柔则长存。